锵锵三人行，哎，又廷，今天再给你报报这个新闻，你也经常报啊。我们那个河南又出事儿了吗？ <laughs> 其实我我很喜欢河南，这河南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呃发发发源的地方，对对对，而且呢，但是呢，河南出的这个事儿啊，也经常有点邪乎。嗯，但是这个事，我跟他们所有人评论的这个角度啊，都不一样。嗯。 就是河南淇县的这个供电的一个电管所长，嗯，你知道吗？对，哎，下午你，这我觉得这里边问题好多。下午两点钟到了这个什么英皇会所 KTV 歌厅，开始消费啊，带着几个人就喝酒，喝的喝喝喝喝大酒。哎，你这就看见我们这个呃这个醉鬼的这些人呐，喝大了之后啊，两点就去 KTV，了， <laughs> 两点就去，早班嘛， <laughs> 对，赶早。 所以，哎，对啊，我说这这是不是上班时间我也弄不清。然后呢，喝几瓶洋酒，喝几瓶什么酒，喝大了之后啊，你知道人喝醉各种表现都会有的。其实在做好事，喝醉了以后啊，就要多了好多瓶洋酒，说送，每个房间给我给我送，我请他们。 <laughs> 后来这个 K T V 说不能这样，这个我们规矩 <laughs> 不能这么送，是吧？应该是 K T V 想说他是喝大了，应该会不认账，所以不能这样子大手笔送。对他好像最后也是说这个为什么要买单呢？ <laughs> 对，应该是这样子，我觉得 K T V 应该是这样子。打就个打砸就是把这个 K T V 啊就砸的那个一塌糊涂，反腐，嗯，就是发生冲突了嘛，发生冲突了，然后。 期间叫喊啊，情绪失控的四人一边打砸会所包间一边叫嚷：免单就行了吗？ <laughs> 啊，可能 KTV 想吸食，对对对对对， <laughs> 免免免单，对对，免单就行了吗？知道电老虎的厉害吗？他供电所的，知道电老虎的厉害，停电， <laughs> 把电给你们停了，看你们怎么挣钱。 说随后王姓男子打起电话，在电话中说：“哎，南环路一带电力有故障，需要修路，赶快把电给他停了。”就是，我觉得这句话还蛮清楚，他们没有醉吧？因为我把你喝醉，你喝醉还可以说，因为他不是说把这停了，我把他会讲说把这停电，把这个凤凰卫视三号棚停电，他不是，他是说有故障。 故障才能停电，有电力故障需要维修。对，他是用了一个理由，让他们把一条路的电 <laughs> 停掉。说明他有不用理由，那边能停吗？对，说明人家专。他是所长，所长说把三号棚的电关掉。 就我们老板说把三号铺店关掉，那不就马上关了吗？不不，可是他没有，他是理用理由，说明人家专业水平高。 <laughs> 对对在喝醉的时候照样出来很多专业的术语，对对对，很专业，专业水平高。 <laughs> 而且就问题我不明白的就是整个县城， <laughs> 半个县城咵就黑了，就是。 三千到五千户用户停六个小时，而且问题在于怎么一停就恢复不了了？ <laughs> 哎，这也符合我对中国很多这个比较基层地区啊，它那个设备啊是非常差的，你知道吧？不是说犯了错误马上钢机一拉就起来，这一停啊半天不恢复不了，六个小时，对六，长达六个小时，然后幸亏今天就有了媒体了嘛，咣咣咣咣咣这么一报，然后这个后来嘞，哎。 此次停电用户涉及多达二十个区域，至今大部分停电区域仍没有恢复用电。 <laughs> 但为什么？ <laughs> 他难道他们停电的方法是割断电线吗？ <laughs> 不好多那个我们这个地下的管线呐，那种废旧老残的程度啊，一停啊它就断了，起不来。不，你你们想想，停电以后最坏的后果是什么呀？ 最坏的后果是什么？最坏的后果就是永远都没有电。那家里吃饭，家里吃吃饭看不见了。对啊。上厕所墨黑了，洗澡 <laughs> 洗澡在中间。我们连澡都没有办法洗，因为那个水塔有些没有电压，它也没办法打洗到一半，热水变冷水了，这些都是小事情。我想到的两个比较大的危险，一个是从我们的职业，我我在写东西，我们在整理一个文件，我们在 <laughs> 反复整理资料，啪一停，这个 file 没有储存。 前面可能几个月、几年的东西可能泡汤了，那这个是将来人家要诉他们。假如说有法律途径，说这个后果，你停电诉。另外，更危险的一种是，要是这里边有个医院呢，要是医院在动外科手术呢。就是啊，我亲，我亲身经验啊，我小我小时候，这个就人命关天。我我我不是小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一个女友的那个父亲。 就是一直在医院这个这个 ICU，对，然后呢，我就记得那天晚上我们俩去送饭，好像是走，快走到医院门口的时候，咵就黑了，停电了，然后一到很很很快就亮了，然后一到医院跟他说你父亲死了，所以 <laughs> 虽然医医院没说什么，可是我敢断定，他就是那个停电那一瞬间，因为什么呢？医院有备用电力，但是但是就这一有个一分钟，他就是这一切换，哦，康康这个人就。 他他，因为他一直是机器维持着生命，那就死了。哎呀，只是我还是要说，他为什么不说就把这 K T V 店停了，他就不会影响这么大，可能就不会有人发现这件事情。这就说明怎么不能停，不然就停那个小区的店，总会停到五千。说明我们还是这，他说刚才不说我们专业，这说明我们这个前现代地区啊还是不够专业。按说你要停电，应该像美军一样定点。 就这 KTV，就这间 <laughs> 房，给他停了，这才是你先进，我们比他落后嘛。 <laughs> 一停得半个县城配合， <laughs> 这这这样真的是难怪会造成这种。而且这个事情有意思的是，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完了之后，好，这个呃有关部门那现在一有网络处理这个什么所长撤职，然后呃撤销党籍，对，啊行政记大过，然后扣你什么绩效。 奖金啊什么的，对，扣六个月奖金，扣六个月奖金，弄了一顿向社会这个道歉。我觉得这个里头很多可评论的地方。首先就是说，你这些措施，我觉得怎么像家长管孩子呢？你你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很多地方啊。一个同志犯了错误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处理方式啊，是家长管孩子。你看我咱弄了弄？可是你这要是在香港，或者在在外国，你这这什么情况吗？ 你家长救得了你吗？我跟你说，我不是说挑事儿啊，这三千五千用户啊，跟你打官司请律师告告告到你告到你脱裤子啊，你你你那赔得起吗？你国家电网，你怎么知道造成？我我如果我有证据证明，我这六个小时之内，你你你完全是责任事故啊！我医院里有外科手术，注入。对啊，死了人呢，是啊，是啊。所以我刚刚问说可以国赔吗？这可以啊，可以申请国赔国家赔偿吗？ 嗯，咱们不要给他增加负担了，好 <laughs> 不可以。这这牵涉到一个非常重要、最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现在不是都是反腐，中纪委是最有力量，大家都知道最近。但是他其实我看到一个比较书生的说法了，他说实际上啊是应该是两条线的，就是一条线就是你是渎职。 你的你的责任啊，你作为一个政府的职员、政府的官员，或者是一个你这个行业的一个一个一个职员你渎职了，这个是通过司法系统来惩罚。嗯。但另外呢，你作为一个党员，你作为一个干部，你从道德上你应该比人家觉悟高嘛，你应该思想觉悟高嘛，你 KTV 你不应该这样嘛，对不对？那那个是从那个纪律的角度来惩罚，就是说有两条线。目前中国的现实很多时候有有点有点混合，而且。 中纪委那条线非常有利，但是他说长久来说啊，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你们供参考。说长久来说，它是应该是两条线的，就是说你你在党内你是要处分、你记过、你开除党籍或哒哒哒哒一大串，但是你作为社会这个途径、法律司法赔偿，你这个渎职其实另外一条线，就是不能取，互相取代，就是这个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嘛，国法家这个赵本山都懂就是党纪国法。赵本山收徒弟背后都挂着他写的书法，就是国法家规。本山大叔是特别重视这个。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就是说啊，他最近这个这个国家电网吧，还是反反正他上属部门电电管的这个部门不是这就得跟公众赔礼道歉，一塌糊涂嘛就道歉。然后我就注意他道歉啊，就就。 讲这个，哎，讲一句口号，他们一般一表决心啊，我们的这、以以以后，我们一定要好好服务。我们的这个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们一定要为大家什么？然后您用电，我用心。 <laughs> 那有，您 <laughs> 用电，我用心。你就这个啊，要是心导管手术做到一半，啪，停电。 你用电，我用心；你用电，我用心。 <laughs> 所以，我我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我甚至啊想起了这个，你知道我想起谁？我想起胡适先生。胡适先生啊，岁月年代越久，越见出他的这个穿透力。差差不多，先生。你哎，这个这个胡适就讲这个中国人。我我我再给你看一个标语啊，这个这个谁？这个呃电网的也是，你看啊，爱心倾注安全。 构建和谐电力， <laughs> 你看，哎，特别有意思。我呀，这个这个，我我我我我我我今天给你们欣赏一组文字，哎，又婷，哎，还还有这个，你看，新农村呼唤新电力，新电力服务新农村啊。我是什么意思呢？我就跟你讲这个文字的这个作用，这个语言的这个这个对于中国人的作用啊，它是有这个根儿的。你看哈，呃。 我自己我不是跟你说过，我特别喜欢这个书法，嗯，看啊不最近了，最近才喜欢上，然后看看看看看，看到最后啊。 我越来越爱看那个青铜器上的那个文字。嗯，青铜器上的文字水平提高了这么快？哎，不是，我不是是装蒜，我一点都不懂，我一点都不懂，一个字我都不认识，除了那个表那个组字儿，我根据那象形我能认。识。 <laughs> 那是男性生殖器。哦，行。 <laughs> 对，别的我一都不认识。可是你挡不住我喜欢。我跟你说，又廷，我今天有办法让你喜欢上。真的。它好看，而且这要感谢台北故宫。 你知道，因为你平常看青铜器上的这个金文嘛，这个这个这个文字啊，它，它这很小嘛，那那而且都刻在这个里头，你你看不清。台北故宫做了一个很有功德的事儿，它放大，把这个东西无限放大以后啊，印成这个画册，然后你就看到，有一次啊，我就喝点红酒，我躺在床上，我举在天上这么看，我突然一下子，我我看出感觉来了，你知道吗？ 就像宇宙星空，像星系，这就是神圣。喝多了吧？ <laughs> 是喝多了。 <laughs> 你也下午两点？对，你也下午两点就回发布了。给你们看看什么叫神圣文字。所以为什么说现在人就是说三俗？为什么文艺就三俗？现代人的文艺为什么是俗气呢？因为啊，悦人的，讨人欢心的。 你当然是俗气的，但是为什么古代的上古的这个艺术力量大得不得了？因为它不是给你，它印在你刻刻在里头，它是印给祖先神灵看的，它是越神的，你知道吗？所以你就看看，我给你看看真正的商朝的，这是商朝一个都在台北故宫啊，中国有名的国宝。你瞧这个文字，你看出来没？真的刻不是拓片，就刻在青铜器上的这个文字之后啊，你感觉到像不像？我要跟你说像星系，你你能找着点感觉吗？ 你你再看这个造型，哎，它正好介于啊象形文字到抽象文字之间的这个点上，又有点像画画儿，是吧？哎，你走的太快了，你看你看这个像不像密密麻？你就我觉得啊，就像五千年的象形文字啊，就像这个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啊，这是北岛的诗句，对，像宇宙星空。你有没有看到这种感觉？你再看下边，你瞧瞧，哎，我要说，它在我们的天上。 你觉不觉得像是看到了北斗星，像是看到了什么？当然这是我的幻觉啊！你看像是大熊星座，你这么用一种宇宙的一种感觉去观察它，你再看下边，你看出了这种文字的神圣吗？它是它是给祖先神灵，它至少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啊，镌刻的就赞赏的一种。搞懂它的意思了没有？一个字都不懂， <laughs> 但是这个美啊，就是这个。我刚看到一半，拓工没有解释给你听吗？ 我解释给你听，河南淇县供电所的所长让我明白了， <laughs> 让我明白了这件事回来哈，我跟你说啊，你们俩故宫点都只有喝了酒。 <laughs> 对，喝了酒没错，喝了酒停电，故 <laughs> 宫停电。就是我说什么呀？你知道中国人呐，自古就认为文字是有魔力的。比如说这个最早那个仓颉造字的时候，叫天雨粟啊，鬼夜哭啊，就是这个。 下天上下粮食，鬼都为夜夜哭。胡适先生在这个多谈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的时候，他就指出，那个时候他很敏感。他说我们中国人啊，崇拜一种教叫明教。嗯，他说的这个明教还不是孔子说的“必也正明乎”，他是说我们崇拜一个东西，就是说啊，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好像相信啊，挂上一个清洁城市的标语，这事儿就解决了。就清洁。了。 你看，我们中国人弄什么学生哈，傻乎乎就上街，他挂一个标语哈，这个严惩国贼啊，他就国贼就就严惩了，是吧？或者说要实行什么主义，你把标语贴在墙上，他说这个一一以贯之，你包括中国的这个道士，为什么？你看他相信写个符，写个字儿往你脑门上一贴，哎，就灵。你知道这个就胡适先生当年讲的这个，我觉得在中国文化里是有这个原理。我们一直是个崇拜。 文字，所以我刚才给你看，你再可以再看看国家电网这个这个这个照片这个词儿，你就马上你就你再结合我这个联联联系这个历史，你瞧，这我们也是在蓝天上镌镌刻上我们的心愿，爱心倾注安全，构建和谐电力。你完全不知道。 它是什么意思？它要干什么？这个标语 <laughs> 是要……所以五十、一百年后的故宫也应该要收藏一下这个。对，就是说，你看，包括这个电、 <laughs> 这个供电，它道歉，它都加上一句标语：“您用电，我用心。”但是，他相信有个、有个、有个标语喊出来，有个口号喊出来，似乎就就天灵灵，地灵灵。 就好使，他的用心就是德育跟呃法治结合嘛。安全本来是这些，应该是社会安全的基最基本的这个法法律管的，他是用爱心，还是我刚才讲的两条线索？不是，你知道我后来一出国呀，不我就发现，第一个我就说，哎，他们这环境挺好，怎么到处也不见他们写个标语什么的？他们他们也有，但是他们的爱心跟这个一般的社会秩序、渎职是分两个系统管的。他爱心就是礼拜天去教堂。 就是他们把这个灵的东西都归教堂这个系统管，但是日常生活你这么随便乱停电，你火车乱撞轨， <laughs> 这个跟你教堂都没关系。台湾也爱标语，你发现没有？也是你怎么弄弄弄马路上来忠孝节义、礼义廉耻。 然后，但我觉得是因为，就像你说，这是中国文化一部分。就我们的文字，像我前念文言文，所以我想说，怎么可以就这么几行字，就白话一翻译就这么长？ <laughs> 就是说，它一个字里面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意思。如果现在用白话来解释的话，所以。 换句话说，它一个字可以有很多。我们就是又，我们又是以前要学文学、国学的时候，隐喻法啦，或者是它是什么，就是有有象形的意义啊什么的。所以它太多的可以去变化跟解释。对，比如说我跟你讲，构建和谐电力，你认为这个标语是让你明白什么？不是它，可是它对比啊，它对仗啊。 你怎么可以八个字就讲出，或者是十六个字就像诗词一样，他就讲出一个意境？就是说你有一个目的，你这个目的呢其实是大而无当，就是你的目的是和谐电力，可是手段方法如何保证怎么就和谐首先是他先进你脑子比较重要，你进你脑子会不会就洗脑你了呢？他说和谐电力和谐，你看你现在就记住这个标语了。我就记住。对，你就不用回家用电，你就想到和谐电力。我仔细再想想。 人有时候渎职做一些错的事情，你常人你会要有要有良心想想这个事情会有什么后果。那如果说这个人没喝醉哈，那你想你这个犯个错，你任性一下，他可能影响到人家的生命。对，老师，你就文涛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只画诸于形式化，我们只有文字，不见得有实际的。不见得真的有爱心。对，还你还别说谁做到了，他还真做这电管所长做到了，他首先是爱心。 自己喝醉了，还要把酒送给别的包房， <laughs> 这还得有爱心。然后到最后打个电话就给你和谐了，是吧？不是送酒，他应该要送电。 <laughs> 全县一半给和谐了，店里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我是说，这个服务业啊，它可不是喊口号、写标语、表决心那么简单的事儿，这是个法律权益的一个一个问题嘛。所以你说我过去呃送给北京服务业，曾经有一句话，我说啊，但你们就是啊。 把把方便留给自己，把麻烦留给别人。 <laughs> 就北京的用电，你也是口号哎。对， <laughs> 当然。你家楼有我觉得我这个话需要修正，因为我现在看到啊，也不能否认北京中国的服务业啊一天天在进步。而且你看这个 A 派克没有？我跟你说，我相信等我们实现了现代化，中国人的这个服务，就中国人这个伺候人殷勤。 是咱们骨子里的，将来必定能超过西方人。在在，就我我我很有这个相信相信。可是我的感觉是我们对我们的每一个都很周到，但就是它很精准，但用心有时候它不会精准，你懂我的意思吗？你说的。就是我看那个外宾啊，停那个车子在红毯上。你知道我在转播的时候，不止看外宾是哪一位这个呃代表出来啊，我看的是为什么每一台车真的都停在那个点上，就是。 红毯上，他不是走下，他一定得那个车门一打开，他一直在红毯的中间，他不会在红毯的边边，他也不会在红毯的太前面，他就刚好在这红毯的中间。所以那车头停在哪里，可见他们已经练练习了很多次，对不对？对。所以我一直说，怎么可能二十几位外宾，他真的都停在那个点上？真的就是。我跟你说，这。所以这就是。这说明什么呢？从 p 派克这个，咱们就可以看到。 中国人是什么都能做到的，我始终认为中国人是最聪明的。你看我们那三军仪仗队，那家伙这跟各国相比起来，那就是匪兵啊！跟我们比，那我们那个，你看这两天，昨天光棍节，西方是那个一战那个军人的那个，我看了加拿大那个军队走的那跟个熊 <laughs> 熊似的。那这要是我们三军，就我是说中国人呐，有本事做到非常的精确，可是呢。 我就说啊，虽然我的话需要修正，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你我们的很多服务就是，比如说北京机场，你这这个网啊，你这这个，我就觉得你可以到一个什么程度？比如说我拿我拿一个手机，我到这个这个公务舱，呃，凤凰比较惜老连贫呢 <laughs> 就还可以让我们坐公务舱，坐公务舱这个休息室哈。你比如说我说哎有没有 WiFi？ 他又弄哎，就是说哎，我来给你弄啊。他说你这个，但是这个密码呢，要让手机对怎么发到短信发到手机上？然后说我说好好，短信发到手机上。然后他说哎呀这个不行，你得用另一个手机，因为呢你打开信息你看你这个密码的时候呢，你那个界面不又没了吗？ 然后你又重新再上那个界面的时候，又得再发一个手机， <laughs> 所以它成了一个这个关系。你要看信息那个密码，这儿就没有界界面就没了。然后就说，哎呀，你还是别用我们这个这个 WiFi 了。我说，那他说你用机场的 WiFi 吧。我说行，我说机场 WiFi 行吧。他说，反正机场 WiFi 你也也也很有信信号，也也很少通的。机机机场 WiFi 是这样，你可以用护照取得个密码，你可以用国内的身份证取得密码。 但是你不能用港澳通行证取这个密码，所以我在那里，我就求一个过路的人，我求一个工作人员，我说用你的身份证给我一密码行吗？因为我上不了网，所以这种服务啊，就怎么样使得大家满意，你说他是不是我说的？就是把方便留给自己，把麻烦留给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到你没有用心的问题，因为你用你这件事有精准，就是说我达到了我要有 WiFi。 就是一 <laughs> 个国际机场该有 WiFi，我们就有 WiFi。然后上网的时候不要让大家滥用，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规定。但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让大家方，就是说方便的用心，是能量人性化，是能量守恒定律，在某些地方用的特别精准，以后其他有些地方就马马虎虎一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我认为全国上下都应该向 A 开头。